禅堂是选福道场，所以这个地方呢叫做佛地。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，这叫做佛地。 佛子住此地，即是佛受用，常在于其中，惊醒即坐卧。好像是那个经文，那个经中说的这个几句话呀，好像就是给我们说的。 我一天到晚在这个地方精心记坐卧， <clears throat> 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这个佛地啊，佛子住此地，凡是消佛的人，学习也好，用功也好。 都不能够向外持求，听别人讲话，人家讲到东，你这个思想呢，啊，跟着就向东；他讲到西，你这个思想就向西。 被天下老和尚的舌头根子转，这个将来呢，叫做得不偿失。一切法都能够回归自心。 啊，那就是你的全体大用。佛子住此地，此地是什么地呢？不是这个禅堂，这个此地啊， <coughs> 不是的。此是对比讲的。 我们通常说话，彼此彼此，那彼就是别人，此就是指自己，住此地呀。人人有个地，啊，都不住在自己的地上，朝别个地方跑。你看这个是不是冤枉不冤枉的？ 佛经、足语、陈述、差说，想出方法出来，这个说一切法，万变不离其宗。 佛这法门当中，只有禅宗这一法呢，称为宗门，啊，这宗门呐、教下呀，啊，啊，你说哪一法、哪一宗、哪一派都不能称为宗门，只有禅宗道场，它称为宗门。 在教下讲啊，宗者是实相因果为宗。那么在禅堂里向呢，禅宗的语言是向上一着啊。我们不是讲的嘛，要树宗旨、提正令，这就是我们的本分。嗯。 进入这个禅堂，这是个佛地啊！我们一直在讲啊，进入这个禅堂，跑一个圈子，做一只香，哪怕你眼睛望一眼，都种无量善根的。 <coughs> 这个众生的善根因缘怎么起来的？嗯，这个也要引这个引经据典的啊，诸法常无性，佛种从缘起。 <laughs> 我这么说。 也不晓得你们听得听得懂听不懂？诸法常无性，佛种从缘起。什么叫做无性呢？无性之性就是诸法性。佛 <coughs> 法讲因缘的，讲因缘所生法。 讲因缘所生法，只说只说了一句，那这句话呢还并不圆满。嗯因缘所生法，就是说，施法界、一正庄严都是因缘所生法，嗯，包括我们宗门下，哪怕是呃明心见性开悟，都是因缘所生法。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夜读明星而悟道，也不能够离开因缘所生法。你看看因缘所生法，它底下还有一句“我说即是空”，底下还有一句“一名为假名”，还有一句“啊是命中道义”。把这个四句话。 平等一到，这句话就圆满了。我说现在的人呢，好像是说话呢，环境简单啊，因缘所生法，佛法讲因缘，因缘所生法底下还有呢啊。这个话是什么人讲的呢？龙树菩萨讲的，龙树菩萨在中论中讲的。 把整个的佛法用这个四句话概括无余。虚云老和尚啊，这个在那叫是几十年以前了，嗯。 说起来要弄年代啊，起码总有六七十年，最少总有七八十年以前了。啊，虚老和尚我们是见过的，虚云老和尚到广门寺来参加打禅期那个时候我们还还不在。嗯，虚云老和尚活了一百二十岁啊。 到广木寺来参加打禅七，那是五十六岁，身心放下，啊，过去还有徐元老和尚到广木寺来参加打禅七的一段姻缘故事。 <clears throat> 那每一年呢，啊，有机会的时候呢，都跟大家啊介绍介绍，说说啊，作为一种鼓励。 西原老和尚，呃，怎么开悟的？杯子落地，杯子落地就是圆。如果你要不用功，杯子落地。前天也有一个人呢，杯子落地了，他也不开悟嘛，嗯，啊，你这个因没有缘，不成熟，嗯。 我们家的老和尚，在金山也是冬天打七，晚露之乡一吹鱼字开镜哦，开悟了，啊，卸下千斤担子，听见本来一面。那吹鱼子就是远，住远，增上远。嗯 不能说我坐在这个坐这个地方就开悟了，啊，那个圆角，圆角圆角也是因也是因缘所生法呀，啊，春见百花开，秋观黄叶落，哦，他这是一看到这个世间是因缘，他开悟了圆角，嗯。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，那是腊月初八呀，腊月初七晚上啊，夜睹明星而悟道。嗯，那个明星就是释迦牟尼佛悟道的一个缘。这不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吗？ 诸法常无性，佛种从缘起呀！你看看，我们这个来参加打七的，嗯， <clears throat> 这就不消说了。还有偶尔之间来到高门寺，哎，听说高门寺禅堂的这个打七、打禅七呢，蛮好的。啊，我们也随喜随喜，嗯，进禅堂的来，哪怕跑一个圈子，甚至做支香，啊。 种这个缘，这个什么缘呢？成佛的缘啊！这个缘种下去是永远不会消失的啊！就像一粒一粒金刚种子，说吃到肚皮里下去，于是会消失吗？消失不了的啊！ 这个种子种下去，到什么时候才会消失呢？成佛了，嗯，哎，就像这个《维摩经》中像吃吃那个香积饭一样，到什么时候才能消啊？成佛了，成佛了怎么消法的呢？还原了，从来真是忘今日忘皆真，但复本实性，更无一法，还原了，就还了。 消失了。陈 <coughs> 堂的规矩，打两块香板，这叫打警车。哎，还有一些人呢，专门呢想来这两块香板，哎哎，到广木寺打去，呃，打香板去。 还有的人呢，到广门寺来，他香也不做，香也不跑，哎，请我打两块香板，是的。那么怎么说呢？我们把这个打香板，这叫做法供养，啊，不是单纯打你两句，跟你有什么冤，有什么仇啊？啊，法供养啊，嗯。 嗯，那个《维摩经》详细过那个香饭饭是就是饭嘛，它这个法供养啊。于是等者于法亦等，于法等者于是亦等啊。如果你们能够会到这种意思啊，那你处处都有用心处，处处都是佛子住此地。 无论怎么讲，无论怎么说，啊，你能够回归自心， <clears throat> 这就叫做夫子住此地，跟你这个心地相应，能够启发你的心地智慧，啊，这就叫做法供养。 参堂的打七，这么多人来参加打七，都是来受法供养的啊，啊，都是与法有缘，大家再结合在这个道场里上来禅堂，主要的。 是讲用功，人多了，这个出入往返、行住坐卧，不能没有规矩，都有规矩、规范。规矩呢，就是规范我们的身心的。 <coughs> 两个棋打下来呢应该说，无论是早餐也好。 初参也好，两个期下来了，应该说是身心呢都纯熟了。啊，不能说是我这两个期打下来，常常的规矩还不懂，还要别人来检点，那就不应该了。那就说明了我们这个素质呢太差了。两个期下来了。 天天讲用功，他说我这个念佛是谁是是怎么回事啊还莫名其妙，这就交代不过去啊！再笨的人，说是两个级下来，还不晓得什么叫做念佛是谁，也不晓得什么叫做起情啊。 行吗？既然身心都成熟了，就要耐心用功。这个禅堂呢，就是讲用功的。特别是在冬天打七，这个打七跟平常有不一样。平常还要上殿，还要过堂，还要出坡。 啊，难免有那么多的事儿，影响我们的用功的啊，这个连续性。冬天打七了，什么事情不要你问了，也不上殿了，也不过堂了，也不出坡了，哎，一心用功，这个一心用功啊，峨眉山有十个期的，时间蛮长的，啊。 我们这个生活上也要适当的调理啊，一个期两个期下来，啊，方便解解期做什么事情呢？啊，剃个头啊，什么洗个澡啊，什么洗洗衣服啊，做点清洁工作啊，就处理这些个事儿的。这个平常呢都不安排，只有在解气的时候。 解气解气， <clears throat> 你看看，禅堂门口挂了一个起气牌，那个起气牌是没有遮下来过，一直在起气啊。起气的中间调理身心，啊，是放个这么几支香，啊，就是做做我们这个洗洗衣服啊，啊，还有什么缝补缝补啊。 做这些事儿的，可不能说是这个解气了，打气，这八小时工作，公事公办。这解了气了，解了气了，是我这自由自便，那什么打什么气呀？初来乍到，你不懂不怪呀，啊，那我们要交代在先呐。 七七就是这个十个七当中，单节期也好，双节期也好，一切行动不能够离开这个止境门。这个止境门就是禅堂的范围。七七，在丛林下，在佛教的制度上，这叫做戒制。 <clears throat> 跟那个夏天。 四月十五借下一样，借下借制都有界限的。如果借下，你出借，出借犯戒啊，戒制也是一样啊，啊，出借出借就犯戒了。哎呀，都忘记得了。起居的时候不是告过生死价的吗？嗯 应该说，凡是常住上所交代的，大家共同遵守的这个规矩，应该说都是能够做得到的，不是做不到的。如果做不到的事情立这个规矩，那就白立了，啊，不切合实际，人家做不到。嗯啊，说这个解了期了就出去散散、晃晃。 这哪像个解？那那哪个像个那哪这哪像个打七的样子？啊，那要把人家外边人看看，哎哟，搞么事这个打七就这么打呀？啊，这搞么事地方也大啊，处处都想去转转，处处都想去看看。这个不是打七，嗯，一个解气呢，就是处理一点这个生活上的零碎事情，同时呢，也给予。 呃，一个期是两个期下来，身心疲倦了，啊，多增加一点休息的时间啊，不要弄错了啊。那今天不是有人吗？这个解期了，呃，出去转转，嗯，山门外面去不去呢？我还没有，还没有认真的调查。 啊，有人跑到原田去看看，啊后山上去看看，这做什么？这些南山打气的，打气要用功啊，用功打气用功呢，就是要求它有一个连续性。啊，一个气解下来，啊出去转转；两个气解下来，也要出去转转。你能开悟啊？啊，你那个功夫能够什么成片呐，什么成团呐，做得到吗？ 真正想打妻想了生死，啊，这个是都是自找自愿的，啊，既来之则安之，还不能够随便。长处上要有规矩，交代在先啊，不然的话，你要就就受到检点啊。 这是一个，你们前面现在有两个禅堂了，嗯，还有一些事情呢，不如法，嗯。 我有几次，就是看到后边这个禅堂打站板也好，挂二板也好，讲开始。哎，有的人呢，他不进堂，这不进堂在什么地方呢？在那前头，在这前头那个新禅堂里边，有的在这跑香。 他有的在那儿坐想，为什么不进堂呢？哎，他说：“那个人就讲开始了，好像是不好进堂。”这个呢，啊，你也你也有有你的理由。 <clears throat> 那个常住上跟你们说，你不能够计时进堂，别人为什么能够计时进堂？ 你说吃过饭了，十一点钟吃饭，十一点半钟起香，从吃饭到起香有半个钟点，起了香以后还有那么长的时间，为什么不进堂啊？嗯，人家都进堂了，你为什么不进堂呢？啊，这叫做拖拖拉拉。 啊，如果说有正当的理由，那倒也罢了。这个人多了，难免有特殊情况啊。嗯，没有理由是不能不进堂的。讲开是可以进堂， <clears throat> 只要你有正当的理由啊。为了什么事情，我这个来不及了啊。讲开了进堂，这个禅堂也什么时候不能随便进来呢？指了经的是不能进来啊。 直过境是不能进场，不能不能不能进来的。啊，你这几个人还是怕听开始，还是不愿意听开始，啊，人家不要有猜测吗？为啥不进场呢？这个今天跟你们说过了以后，就要注意了。嗯。 还有一件事情，呃，也要在这个大众面前跟大家说一说。 <coughs> 高明寺这个禅堂是有男众有女众， <coughs> 啊，这是个道场。福在世的时候，福地法会。 也是四众弟子都有的。 <clears throat> 那么虽然有啊，男女要有别。凡是女众住的地方，男众不允许去；男众住的地方，女众也不允许去。这叫做什么呢？不许不允许闯聊啊。 那犯规矩的，那就犯大规矩了。那常寿是不答应的，请开始啊！你今后每一个期都要请开始呢。啊，古人讲啊，朝参暮请，中门一下就办这个事儿，嗯。 用什么功，请什么开始，进入扳手疗也好，或者到火候那阵请开始先要弹指、问信礼拜、长跪合掌。如果说不要你了，不要你听招呼，啊，用什么用什么功就问什么话，啊，不允许东扯西拉的。 嗯，这就说了，这个我们这个禅堂的扳手师傅，啊，领众熏修， <clears throat> 以身作则，天下人当参学的榜样。 语言、行动，呃，但倒是高标准的、严要求的，不能够失天下人的残血，也不能够败坏搞么寺的门风。说人家请开示，一个女众到班手聊的请开示，说说我有病，啊，我有病，我会治啊，啊。 这什么？那这是禅堂的打气的行为吗？那是要引起高度的重视的。还能当班头吗？搞明寺。 就是靠的这么一点道风，啊，人家天下人能看到，哎，高门寺呢，嗯，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还有点道风。如果连这点道风都没有，那高门寺靠什么东西叫个高门寺啊？啊，拿什么东西叫个道场啊？嗯，这么荒唐法子，嗯。 <coughs> 这是最不允许的，啊！当然，你们女众，不是特别是出家众，啊，你们二堂师傅嗯，特别要注意这一点，严格要求自己，啊，在长长的打击好好用功，啊，天下太平。 <coughs> 好好用功，好好用功啊！嗯，人的寿命无常啊，顺便，这个这也是打闲差的事了，嗯，这是我们福门的事了，嗯，福门的老一辈的，呃，所谓的高僧大德相继而去。 今天十二点钟，厦门南普陀庙站老和尚去世了，啊，哎，他还特位打了个电话，说是庙老是高门寺的人呐，从高门寺出去的，还说是我的老同参，特别打了个电话，这是讣告，嗯。 人这个寿命总是无常的，活一百岁也是无常的，啊，我们还不要赶快好好用功吗？嗯，都要走到这条路上来，啊，这个这一段时间呢，嗯，包括上海玉佛寺的真禅大和尚，啊，都是像我们这，像我们这班人吧。 反正个八十岁上下的，啊，我看呢，呃，十年八年之内都要都要走了，嗯，世间法除世间法啊，这些自然规律，啊，佛也不能够长住世间呢，佛还要入涅盘呢啊，那么佛法这个家业。 也要后继有人呐，嗯，禅 <clears throat> 宗这一法，尤其是这个样子，更加要后继有人，啊，希望后来人后后胜于前前，嗯，就像我们一个人一样，但愿来世胜今生。 莫叫今生胜来世，就是我们一个人的这个整个的形成。但愿意来世来世比这我这一辈子要好，千万不要说是来世不如这一辈子，啊。那我们这一辈子好不好？那好，啊，我们都是，呃。 也文道书法了，啊这个像我们这个参加产七活动，这都是书圣云远，稀有难得的， <clears throat> 千万不要错过，啊，那个用功，这是讲究用功了，好像是昨天提到这个问题。 啊，凡是修行的人，要明了两个根本，两个根本。这个语言出自什么叫出自《楞严经》？诸修行人不能够证得无上菩提。 啊，成了生闻圆角了那还是好的。如果说是不能证无上菩提，搞成了外道，呃，搞成了魔子魔孙，那个就麻烦了。为什么事情呢？会走这些有这些个偏差呢？ 就是因为他不晓得两种根本，包括我们现在的禅堂里，像初发心用功的人，有很多人都有这种现象，这个并不是什么毛病，那没学习过，我们不是要了生死吗？了生死怎么了呢？还是扬汤止沸，还是釜底抽薪，啊？ 釜底抽薪，你要晓得这个生死的根本，从根本上了，这是一个。还有一个根本呢，就是菩提涅槃也讲个无始的菩提涅槃讲个生死根本呢，也讲一个无始嗯佛法，嗯。 难也难在这个地方，妙呢也妙在这个地方，他都讲无始，释间法都讲有始啊，嗯，佛法讲无始的。什么叫做无始生死根本？ <coughs> 就是一切众生啊，从无始以来。 他认为我们现前就每一个人现前都有当前这一念心，会说话的，会打妄想的，会起心动念的，就是当前这一念心。这个心叫做什么心呢？叫做攀缘心。 攀缘呐，攀缘，在凡夫来说，那就不能够不离开这个漏尘境界。所谓漏根漏尘妄造无边之罪，时产时食，即成有漏之因。这个攀缘心，这个心呢是不停的攀缘的。 那么讲到八世呢，这个心呢就是陋识，这个妄心，处处住，啊，众生处处住。佛法呢叫我们的处处无住，你就是处处住，你要要两生死，就要反其道而行之，要处处不住。啊，你现在这个心处处是攀缘的。 那么一切众生不能够证得无上菩提，就是因为一向来认为这个攀缘心，这是我的自己的心性，那怎么能成佛啊？怎么能够证得无上菩提呢？是不能够的。所以在宗下、宗门下讲用心呢，讲用功呢，叫讲你讲参禅呢。 叫你离心意识参，啊，这个心意识在中，在这个唯识里上讲呢，心就是八识，意就是第七识制作，啊，摩种事，第这个意呢，意就是第六识，心意识，离心意识参。 那要是在经中，在《冷严经》中呢，叫教光大师说的，叫舍事用根。琢 <clears throat> 一下，参见佛是谁，看着话头起一情，他这一个法，用这一法，他这本身就是离心意识的。 妙就妙在这个地方。那么有人说，我们现在用心，你说离心意识，我现在明明白白的就是用的我这个妄想心嘛？这用法不同啊，啊，这个用法不同，就是用心的方式方法不一样。争论一下，参天佛是谁？ 起一情，啊，你认真的，一点偏差没有，它本身就离心意识，离心意识从根本上解决了我们这个任攀缘心、为自心性。说古人讲啊，修行修道之人不是真。 不晓得什么真的，什么假的，只因从来认世神，世神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盘远心，什么盘远心呢？就是我们现在一天到晚打妄想这个心呐，哎，啊，认为这个是我的，就是我，都是以这个为我的，嗯，而且呢，牢固的执着。 牢固的执着，认为自己就是我，这个就是我，所以呢，他就起惑就造业啦。嗯，这是我的，那是你的，啊，这不是起惑造业吗？嗯， <coughs> 这就是生死的根本。嗯，无量劫来生死的根本，还不是一天两天的。 哎，这个根深蒂固了，无量劫来的生死的根本，啊。那底下还有一句话呢，叫“吃人换作本来人”，把我这个吃人愚痴啊，这个妄想颠倒无明，这不是愚痴吗？把这个作为本来人，啊， <clears throat> 这就是生死根本，要了这个生死。 所以，中国，所以在禅堂里用功，打掉念头时，须如法生活。用什么办法打掉念头死呢？用棒子打呀，用榔头打呀，啊，用功啊，啊，还要石头，嗯，那叫做句后再说。 一定要死透，你要人有些人他是不可能。我这个死透了，我死了就没有了，我怎么活过来呢？啊，不怕，嗯，啊，所以中讲说，百尺竿头还要进步，这是生死的根本，我们自己要认清楚了，啊。 哦，原来我这个这个当前这一念心，就是我的生死的根本，一切生死都是从他造的，都是从他造的。施法界一正庄严，都是唯心所造。 为事所变，都不能离开我们当人当前这一念心。用功也好，听话也好，学一切法门也好，不能够向外持求。啊，所以是夫子要住此地呀，佛啊，这是。 叮咛嘱咐，叫我们住此地，住此地，叫你不能够向外持求，向外持求叫做什么呢？心不守舍。过去祖师讲啊，道远非远，性海非遥，但向己求，到哪去求啊？向自己求啊！ 不要向外持求啊！莫从他迷呀！啊，你说佛法在什么叫？佛法在那个那个在法华经里呀？说佛法在冷言经里下，那你就不是向外持求吗？啊，想东想西，那就是向外持求啊！一切法都要回归自己，不但是宗门下如是，教下也如是。 啊，你看看教下讲些经来，分科办判教，肖文释义，他最终他都有这么一颗，叫关心。我们修修什么东西呢？修修这个心呐，啊！但是修这个心呢，不能够修这个假心，假心修了半天都是假的。 要修那个真心，啊，上来说说这生死根本，这是假的。无量劫来生死本，十人换作本来人，这是天大的错误。嗯。那么什么什么是真的呢？啊，底下呢就是还有一种根本呢，就是无始菩提涅盘。 缘清净体，啊，即入今者，与诸众生，是经圆明，能生诸远，圆所依者。 <clears throat> 大概是经中呢有这么两段文字，这是两个根本啊。那再就在《冷言经》中说呢，那是非常重要的。 你说这看经看经，看经它也有眼睛啊，经也有眼呐，啊，啊！我说我们小啊，要想理路搞通，怎么搞法子呢？看经当然是好啊，佛的经嘛，啊，都是佛说的八万四千法门。如果你要用毕生的精力把三藏十二部都看光了。 都背熟了，你也做不到啊！啊，你只要把几部大圣经典，啊，主要的，能够代表整个佛教的大圣的教理的，啊，能够涉猎涉猎就足够了。啊，你看他这两句话。 啊，你任何修行的人都适用。无始菩提涅盘，菩提是什么东西呢？菩提是脚，啊，果正菩提，菩提就是大脚。果正菩提就是正果啦。修行用功办道，将来我们是因呐，因不是要成果吗？嗯。嗯 你看，释迦牟尼佛坐菩提树，到这个菩提树，菩提树是因为成佛，成佛在那个树底下，所以叫个菩提树。嗯，坐菩提座，那个坐在那，是佛坐在那个坐的成佛的。菩提是果，那菩提是果，涅槃是什么呢？涅槃是果果果的果，是菩提之果。 这个涅槃，啊，说涅槃在这里还有余涅槃，有无余涅槃。说入了涅槃了，啊，就像有好多人讲啊，佛啊成佛了，进入常寂光净度那是佛大脚圆满住的地方。 那我们现在住的什么地方呢？我们现在住的那个四堵啊，啊，凡圣同居度我们住在这个地方。这凡圣同居度这个地蛮苦恼的，特别是娑婆世界，而不是极乐净土极乐净土也是凡圣同居啊，那他那个就没有生死了。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也是凡圣同居图啊，五处乐事 结住、建筑、烦恼住、命能住、众众生住，这个无处啊，一切不如意。那个二乘人住在什么地方呢？声闻缘觉，他成了生活家，出了三界了，出了三界也有个地方住呢。哎，他就住在那个方便有余度。嗯 既然讲方便有余，就是说他还没有达到成佛，啊，这个叫做呢现在的现在的语言嘛，叫做中继站。我这个力量走五百游学，吃力了，我走不了，我中间要休息休息，呃，中间呢搞一个中继站，佛的方便，所以他那个地方呢叫做方便有余，有余就是还有烦恼。 还有无名没有能破，住在那个地方，修息以后，啊，再要发大心。修行的人求无上菩提， <clears throat> 直接发心的，直取于正教 你看，我们做早晚功课，念八十八佛。我今发心，不为自求人天福报。人天福报，人天福报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啊，五戒十善，人天福，犹如养见射虚空。啊，这个力气尽了，剑力尽了，它还要堕下来。 遭得来生不如意，知己知趣无上菩提。而且我们这个中国啊，人的根性呢，都是大乘根性，都是发大心的。你看我们现在，你看我们在，就是今天在禅堂里一样的，这么多的人。 你说哪一个是发心？我不升佛我要做个升闻；我不成佛，我要做个圆角。没这么个人，我看是没有这么个人。嗯，连全称菩萨都不都不要求，啊，要以最上乘法无噜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啊，成那个最高的、最圆满的、最究竟的，啊，那个佛。 佛住在什么地方呢？佛住的地方叫个常寂光，叫做菩萨啊。这个烦恼被断尽，无名被断尽，也有他的国度呢。因为这个菩萨跟佛呢，嗯是嗯分菩萨是分正的啊。菩萨在这地方就是十宝庄严度所以我们这个佛法不是讲空啊。 说是我这个成了佛了，成了菩萨了，将来都是空的， <laughs> 啊！诸发心你要记得啊，啊！佛法讲这个空呢，就什么都有叫做空。这个什么都有就叫空，不是我讲的，人人都应该懂的。你们天天念的，不天天都在念吗？啊！ 什么都有叫个空，什么都有叫个空，是不是天天都在念呢？凡是消佛的人，天天都在念，什么都有叫做空。啊，有的人说，他说我没练过嘛，这哪里这么一句话呀？啊，你要说没有，我跟说的把你听啊。那个心经，舍即是空，空即是舍。 空即是舍，那就是什么都有，就叫做空，对不对啊明明白白告诉我的，人家把这句把这个道理呢，换一句话来说呢，就就好像不懂了，拿这么一句话呀？啊，嗯，无是菩提。 涅槃进入长寂光，还有一种人，就是有个别的法师啊，我也是在某些地方听到的，他说是个佛，啊讲到无名大乘原教讲无名要破四十二品无名啊。 才成佛呢。大乘别教破十二品无名成佛，嗯， <clears throat> 那可不究竟，待别名缘的。那么成了佛以后，到什么地方去呢？进入常寂光，那是佛的住的地方，大涅槃，破四十二品无名 进入长聚光。如果说那个佛进入长聚光，与众生就没得缘了。所以说，说是等觉菩萨有一品无名还没有破，什么等等觉菩萨要破一品无名就就成佛了。啊，佛有一品无名有能力破，但是我不破。 我保留这一品无名，他怎么说的呢？他说：“我要把这个一品无名破，我破光了，破了了，我就进入长寂光。进入长寂光，我一众生就不得缘了。保留这一品无名，这叫做道家思行。嗯。 我们个人的看法，这句话说的不圆满。既然讲成佛，究竟佛，啊，就是佛教的那个圆满大脚佛，那必须要福德与智慧都要圆满。如果说还保留一品无名我有能力破，我不破，保留这就那就不是说你既然保留。 那就说明人家有一份无名在这个地方，有一份无名怎么能成为大角呢？嗯，那怎么能够成为角满呢？啊，这个都要做出正确的回答。啊，福是大脚而且是角满，像像十五的月亮一样圆满的。 成为两足尊呐，佛祖慧也足了啊！也不是像他所说的那个呃，我那个成了佛的进入长寂光与众生没得缘了。福是无量自在的，福有八自在。成了佛以后就不能够道家慈航深入众生界吗？那叫叫什么佛呀？ 嗯，没有不自在的，无所不能的。难道说西方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还有一品无名摆在那个地方啦？啊，那怎么叫个佛呢？ <clears throat> 这个道，这些道理呢，呃，顺便。 想起来了，跟大家说说啊， <clears throat> 呃，也要引起你们这个，呃，这个后来消佛的人引起注意啊，啊，是这样，我们刚刚说了一半了，这个无始菩提涅槃元清净体，即汝今者，于诸众生，即汝今。 <coughs> 记住今者，世经元明，能生诸远，远所依者。 <coughs> 那么今天时间有限制的啊，呃，今天就不说了啊，留点明天说啊，啊，大家发点心来。